有没有提？你们有没有提出？我们我们提的意见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的亲人到底在哪里？是不是说拉倒算了。二零一七年就没有那个直爽了？你现在香港什么声音都有，我不能一一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那你觉得有压力了？对中央，中央会不会就范了？什么叫中央就范？这个话讲的就不对啊。

有没有提？你们有没有提出？我们我们提的意见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的亲人到底在哪里？是不是说拉倒算了，二零一七年就没有那个直爽了。你现在香港什么声音都有，我不能一一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那你觉得有压力了？在中央，中央会不会就范了？什么叫中央就范？这个话讲的就不对啊。

说拉倒算了，二零一七年都没有那个举手了。你现在香港什么声音都有，我不能一一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那你觉得叫压力？两个中央，中央会不会就范了？什么叫中央就范？这个话讲的就不对啊！风波里的茶杯，还声于民。主持：郑京涵、林旭华、黄国桐。

我们我们提的意见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的亲人到底在哪里？这不是说拉倒算了。二零一七年都没有那个举措的。你现在香港什么声音都有，我不能一一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那你觉得有压力了？在中央，中央会不会就范了？什么叫中央就范？这个话讲的就不对啊。